没有分别，然后没有爱憎，但是好像作为一个人，他在日常生活当中，他必须做出一些选择。比方说，就是我们会选择味道比较好的水果，然后会选择适合自己的食物，还有就是天气冷的时候，我们会添加衣物，这样的一些选择。 和这个觉性的平等分别有没有矛盾？可以可以，看不完。我们要轮流，我们要分班。今天冷，我们要穿多点衣服。 มีมีชอบไม่ชอบมีรักมีชัดมีเกลียดอะไรเงี้ยค่ะคำถามคือคำถามคืออะไรคือเราจะเป็นต้องต้องเลือกตลอดแต่แต่เราพูดถึงว่าสติบนสติที่แท้จริง ไม่ใช่แบบนี้ คือสติก็มาใช้ในชีวิตประจำวันด้วย ไม่ใช่สติ จะเอาไปคล้าย ๆ จะเอาไปแต่ถึงนิพพานอย่างเดียวก็ไม่ใช่ แต่จริงสติที่ใช้ในชีวิตประจำวันก็จำเป็น หนาวก็ใส่ผ้าอร้อนก็ถอดออกหิวก็ไปกินเราก็ทำมันนะนี่ก็เป็นปกติธรรมดา การใช้ชีวิตอย่างมีสติไม่ใช่การที่ต้องทำอะไรแตกต่าง หรือว่าต้องเหนือธรรมดา 那没说，决心，因为我们有了决心，决心让我们知道今天天气比较冷，所以我们要加一点衣服。啊，啊，那如果嗯不懂得天气比较冷加件衣服的人，就会感冒，好就会生病。那么同样，就是说我们的家人。 我们是很清楚，要去爱他们，但是觉性会告诉你，爱的要适度，爱的要适度啊。那么 <laughs> 你讲爱和恨，所以说这恨就不要了。那觉性会告诉你，不要去恨任何人，放下他啊，是这样。子。那什么呢？什么？必须你解出你得脱的，没脱。 ไม่ถอดออก ไม่ใส่เพิ่มจะอยู่ได้ไหมตลอดไปเลย ตลอดทั้งปีเลย ใส่ชุดนี้ตลอดเลย หน้าหน้าหนาวก็ใส่แบบนี้ หน้าร้อนก็ใส่แบบนี้ ไม่เอาออกไม่เอาเข้า现在师傅穿着毛衣是吧？好，那么等到夏天三十度的时候，师傅也穿着毛衣会怎么样？嗯，ร้อ แล้วต้องทำไงแล้วช需要怎么งถอดค่ะ หนาวละหนาวละ啊如ว是更冷的天气怎么样เพิ่มแล้วอะไรมันบอกให้ถอดออก อะไรมันบอกให้เพิ่ม什么让我们知道应该脱下去或者穿上呃多添衣服แบบนี้มันมันเป็นกิเลสไหมไม่ใช่มันเพื่อ 照顾身体，我们这不是，呃，但这是，嗯，这不是坏的习气，是决心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嗯，就是像我们修行的话，会遇到很多境界，然后我们检验修行的这个标准，就是遇到这些境界的时候，还生不生烦恼？ 然后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境界它是层出不穷的，好像是无止境的。那么你如何能够确定说你自己已经完全灭苦？因为有一些境界就是你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嗯。啊。然后再。嗯。 <coughs> 这能很老的，嗯，感快。 ว่าคนนี้ปฏิบัติดีแต่ไม่ดีก็คือเวลาเจอเรื่องแล้ว เราจิตเราหวั่นไหวไหมเจอเรื่องแล้วแต่ละเรื่องกระทบใจทุกไหมทีนี้เราจะรู้ได้ไงในเวลาไหนเราจะรู้ได้ไงว่าเราไม่ทุกข์แล้วเราบรรลุธรรมแล้วที่จริงก็เอาไม่ทุกข์ในปัจจุบันก่อนอย่าไปแบ่งแยกว่า บรรลุธรรมถึงที่สุดไหมหรือว่าขั้นไหนขั้นไหน ที่จริงตอนที่ทดสอบสติเราจริงๆตอนที่เจออารมณ์นี่แหละมันเป็นสิ่งที่ถูกแล้วแหละใจเรากระเพื่อมแบบมากไหมหรือว่า ก็แค่กระทบปกติธรรมดา ไม่ไม่หวั่นไหวมาก แค่ แค่รู้สึกว่ามีอารมณ์เกิดขึ้น แต่ไม่หวั่นไหวอันเนี้ยก็ดีแล้ว แต่ถ้ามันถึงนะระดับของมัน ไอความกิเลส บางตัวมันก็ค่อยๆหายไป หายไปหายไปจนกระทั่งเรารู้สึกว่าเอ้ามันไม่มีแล้วเนาะไอ้นั่นแหละก็คล้ายๆกิเลสที่มันมีมันก็หายไปแล้ว จิตมันก็สะอาดมันก็บริสุทธิ์มากขึ้นนะ 我们看见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啊，那么没有怎么等到他长大，我们已经把他放下，不理他了啊。整个修行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尊者说，是先先是这样讲的，然后尊者说，问一问师父，现在师父开悟了吗？还没啊。那师父问的是。 当下的问题还是未来的问题呢？แต่ที่จริงนะจะเป็นอะไรไม่เป็นอะไร จะเป็นอะไรไม่สำคัญ เท่ากับว่าใจเราใจมันทุกข์หรือไม่ทุกข์แค่นั้นแหละ จะเป็นพระอรหันต์เป็นพระโสดาบัน หรือเป็นปุถุชน ถ้าขนาดนี้ไม่ทุกข์ได้ ก็ดีที่สุดเลยไม่ต้องรอเป็นพระอรหันต์ได้ทำนะ เป็นปุถุชน แต่ตอนนี้รู้ตัวอยู่ไม่ทุกข์ 或者有อารมณ์干擾了，沒痛苦了，那，知道了这个下题的。嗯，所还说，我们现在，当下，在这里，每天，轻松的活在每个当下。这个当下里，我们没有再去执着那么多的东西。 啊，没有再去分别，没有再去贪嗔痴，就是说这一个又一个当当呃的当下，就是一个又一个的小涅槃。那么呃，我们种的因，因果的因啊，是一个又一个的这个啊当下和小涅槃和觉醒。那么感得未来的果，大家不想，自然会知道的哦。 这个能够明白，然后其实这个问题是从就是自己的修行当中来的，就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就是越来越对那些贪嗔痴的念头非常的敏感，那么看到了以后会立刻放下，这个可以做到，嗯，但是还有一种就是很长时间可能你看不到贪嗔痴的念头了，嗯。 那么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很平静，就像昨天有一位师兄说的，他会这一段的状态会感觉非常好。嗯。但是你就是不知道，那么以后还会怎么样？嗯。所以我就觉得好像修行是一个无止境的，你就要一直保持觉性，然后来放下你的烦恼。我不知道终点。把著把你个对待的态度，但没路啊，那会变怎样？然后可以没光，没路啊。 การ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มันไม่มีขอบเขตเลย ยังห่วงอนาคตค่ะไม่มีขอบเขตหมายความว่ามันมันมันต้องปฏิบัติไปเรื่อยๆเรื่อยๆแล้ววันไหนถึงจะรู้อ่ะรู้จริงอ่ะทุกวันนี้ก็รู้สึกว่าก็รู้บ้าง แต่ก็มีอะไรมาโฉกบ้าง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ะห่วงอนาคตข้างหน้ามากกว่าค่ะรืออนาคตข้างหน้าเราไม่รู้เราจะเจออะไร อันนี้ก็วางไว้ เรื่องของอนาคตเนาะเราทำปัจจุบันให้ดีที่สุด อันนี้อย่างที่หนึ่งอธิบายแค่นี้ครับ你现在这个问题又是未来的问题我们每天想活在当下现在的问题就是未来的问题回到当下แต่เดี๋ยวนิดหนึ่งที่จริงทุกคนนะแล้วนัก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หลายคนมักจะคิด อยากจะ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ให้ให้เสร็จเสร็จหมายถึงให้จบ ให้จบไปเลย แล้วต่อไปจะได้สบายแล้วไม่ต้องทำอะไรแล้ว เราก็มักจะคิดแบบเนี้ย คิดว่าการ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มันจะคล้ายๆ อยากให้ได้ผล เร็วๆคล้ายๆ เหมือนกับเราทำงาน แล้วก็อยากให้งานมันเสร็จเร็ว ๆ เนี่ย จะได้สบายไม่ต้องทำงานแล้ว ถ้าเราคิดแบบนี้นะเราจะคล้ายๆจิตเราจะไปอยู่แต่ตรงผลที่มันจะเกิดขึ้น แต่จริงการ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คือให้จิตอยู่กับสิ่งที่ทำ ไม่ใช่อยู่กับผลที่จะเกิด 就是说，大部分的修行人都是这样啊。嗯，这个心啊，就是说，就是来到禅期，还是说日常生活的修行当中，都是抱有一种期望啊，都是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啊，都是这样。就是说，大家试想一下，这个设定目标、抱有期望的这个心，想要。 修到哪里哪里，或者想要呃成功、想要成就的这个心，啊，跟我们在世间追求名利财做的心，是不是一样的？啊，那么作者说放下它，你放下的那一刻就已经开悟了。你。เห็นเห็นเด็กนะอเด็กของที่เมืองจีนนะเขาบอกให้ปฏิบัติปฏิบัติ เขาติ้งบอกให้เลิกปฏิบัติถอนหายใจ มันเลิกปฏิบัติ มันสบายละรอสบายตอนที่เลิกเข้าใจไหมคือใจตอนที่ปฏิบัติมันทุกข์พอบอกว่าเลิกปฏิบัติ มัน มันคล้าย ๆ โล่งโปร่งไปเลยคล้ายๆ มันรอความสุขตอนที่คล้าย ๆ ไม่ต้องทำอะไรแล้วไม่ใช่จิตมันที่จริงเราปฏิบัติเราปฏิบัติตลอดเวลา 那真的说，如果啊觉知力够强，如果这个心啊够坚强，啊境界一来就能啪啪的全部透掉它的话，那每一刻都是自在的，那每一刻都跟开悟的人是同一个境界。 <laughs> 那真的说，讲来讲去还是能不能放得下？ 啊，你看，嗯，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是因为，嗯，出家人和这个在家人生活环境不一样，然后有一种说法，说法会说，就是你不到红尘当中去历练，你怎么能知道你自己真的有降服烦恼的能力？就是这种，我们的生活是比较简单的，所以相对来说烦恼会比较少。嗯，那么历尽练心还是？ 在这个清净之地继续修行。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毕竟练心这种说法到底成不成立？难道一定要在就是烦恼重重的地方、红尘当中去打滚，然后才能够成就吗？还是只要在清净的寺院当中用功，看到自己的贪嗔痴就可以？他不谈。嗯。 แต่เราถ้าเป็นนักบวชไม่ใช่ คนทั่วไปทีนี้มันสงบอยู่แล้ว แล้วก็ไม่ค่อยมีอะไรทำ ถ้าพูดเหมือนกันไม่ค่อยมีความคิดอะไร ไม่ค่อยมีความทุกข์อะไร ทีนี้เออที่ฟังมาครูบาอาจารย์ แต่ละท่านไม่ว่าสายนี้หรือสายอื่นก็สอนว่า พอเจอเหตุการณ์แล้ว ถึงจะรู้ว่าจิตใจหวั่นไหวหรือไม่ แต่ท่าน ท่านบอกว่าท่านบวชมาท่านไม่ได้เจออะไรเลย วันๆก็ไม่เห็นมีอะไรเลยเห็นกิเลสตัวเองบ่อย ไม่ได้รับปฏิบัติกิเลสสิ่งที่ไม่ดีความคิดที่เกิดขึ้นช่วยช่วยยากสิ่งนี้เนาะมีไหมบวชได้ปีเดียวไม่ไม่กิเลสเกิดขึ้นในจิตของเราบ่อยไหมกิเลสบอกว่าไม่มี 一年都สงบ嗯。 <laughs> 那出家的这一年里边，没有自己没有任何的在生吃？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嗯，出家了以后，就是生活环境会比较简单。嗯。然后，嗯。 就是烦恼会相对来说就不像在家人那么多的烦恼。就这意思，有单身之吗？有。有。咪？对麦？啊。那那那，就是功课。一年还没什么，十年就有事了。 <laughs> 我明白这个意思，就是嗯，出家也有很多功课要做，但是问题是。 嗯，就算你在出家的时候好像已经断了烦恼，那会不会是因为环境比较简单？ในในในเวลาบวชอาจจะไม่ได้เจอเหตุการณ์อะไรรู้สึกท่านพี่บอกว่าท่านสงบไม่มีอะไรเหมือนเกิดท่านบอกว่าท่านตักกิเลสแล้วเดี๋ยวท่านสึกแล้วต้องไปสึกต้องสึกไปลอง สอบสนามข้างนอกหรือเปล่าเดี๋ยวอยู่ไปนานๆเดี๋ยวก็เจอกิเลสเยอะแยะเดีอยู่ไปนานๆะเจอบททดสอบเยอะแยะเลย可以问问这个出家十几年的那个出家十几年的人啊，听者说超不过两年，有事儿了，有事儿干了。เพรา ที่จริงกิเลสมันไม่ใช่อยู่ที่ภายนอกหรอกกิเลสอยู่ที่ใจเรานี่แหละอยู่ที่ความคิดอยู่ที่อารมณ์ของเราเนี่ย习气我们的贪嗔痴我们的啊一些分别执着心念取舍这些习气不在于我们穿什么衣服头发长还是短这个该抓他的衣服他说这都是假的จริงที่จริงการเห็นธรรมะนะ คนส่วนใหญ่จะคิดว่า เห็นความสงบ เห็นความสบาย เห็นเห็นอาการเบาๆแบบเนี้ย คือบางคนมักจะจินตนาการว่าการเห็นธรรมะคือต้องเห็นอะไรดี ๆ แต่จริงการเห็นธรรมะนะเห็นสิ่งที่ไม่ดีที่มันเกิดขึ้นในจิตนั่นแหละ แล้วก็ไม่เป็นกับมันนั่นแหละที่เห็นธรรมะ เห็นกิเลสเกิดขึ้น เห็นความโลภเกิดขึ้น ไม่เอาความโลภเห็น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เกิดขึ้นไม่เอา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เห็นความคิดไม่ดีเกิดขึ้น ไม่เอาความคิดที่ไม่ดีอันเนี้ยจะอเห็นธรรมะ

就是读、看、变、改，这些这些字，就是。就是说，对于您来说，可能呃呃比较简单，生活比较清净。那所以说，您现在的功课不是去看好的，是去去看那些很细微的贪嗔痴，然后在他一开始就放下他。还有就是说，他的建议是你应该多动动，多做点事情。 ที่จริงจะบอกที่จริงจะบอกนะกิเลสตัวหนึ่งที่เราคิดว่าเอ๊ะเราจะออกไปทางโลกไปไปลองดูจะได้เจอบททดสอบอันนั้นก็ความคิดของกิเลส想说要出去外面历尽练心一下，甚至说那也是一个欲望，也是一个念头。嗯，พร อาจารย์บวชตอนปีแรกแบบนี้ไหมคะบวชบวชปีแรกรู้สึกเหมือน โอ้สนุกสนุกสนุกเพราะว่าคล้ายๆได้ดูสิ่งที่ไม่ดูมากมายเลย我帮你问尊者，他第一年出家的时候也这样吗？嗯，สนุกไม่ไม่เอาแล้วงาน ไม่เอาแล้ว 放拉斯没เอาแล้วอะไรต่างๆ，ไม่เอาอะไร。嗯，从他一第一年出家的时候，全部都在闭关一年，因为呃长老叫他去闭关啊，他整世太重啊，关在森林里边啊，几乎是鸟无一人烟的一个地方啊，然后很多蛇会出现啊，然后非常的潮湿啊，他说，但是一个人在里面很好玩，整天充满了力量。 跟苏格兰差不多。แต่เดยวแต่พอบวชไปนานๆนะมันจะมีความคิดมาหลอกที่เราจะอยู่แบบนี้ ตอนนี้เรายังหนุ่มอยู่นะเราจะอยู่แบบนี้จนถึงแก่เลยเหรอจะไม่จะไม่มีครอบครัวเลยเหรอจะไม่มีไม่ทำงานอะไรเลยเหรอจะไม่ออกไปใช้ชีวิตทั้งโลกเลยเหรอมันก็มีความคิดมาทดสอบเรา 时间久了以后，在第八年的时候，长老叫他做辅助持，他要管寺院的账。这时候事情来了啊，然后不仅呃第八年开始管账啊，第九年开始长老叫他出去弘法，事情多了。 <laughs> 弘法的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管寺院的账，管寺院所有的事物。 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有的人说他好，有的人骂他，啊，每天真的是历尽练心啊。แต่ที่จริงชีวิตในวัดก็ไม่ใช่ชีวิตในวัดจริงๆก็ไม่ใช่ว่าจะดีไปหมดนะถ้าดูดี ๆ นะ มันก็จะมีคนคนก็เป็นปุถุชน ก็จะมีกิเลสก็มีสิ่งกระทบเหมือนกันนั่นแหละ 嗯，刚刚管理寺院的时候，自己又不是学管理的，嗯，然后呢， <laughs> 嗯，寺院里有各种各样的人，啊，那么又没在社会中历练过，因为大学一毕业就出家了，啊，那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有些人真的非常的狡猾， <laughs> 那真的是完全不是他对付得了的。 <laughs> 所以那时候能做的就是回到当下，啊，不把这些烦恼装在心里。那时间久了，这些很无趣的人，他自然而然就离开了寺院，那么他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所以净他吗？我们菩萨教没得แบ่งแยกว่าต้องพระหรือว่าพิธุนีเท่านั้นที่ปฏิบัติได้，โยมก็ปฏิบัติได้เสมอการ，เพราะเรามีกายมีใจเท่ากันเนาะ。嗯，那么在整个的。 出家的过程中，啊，做的是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尽量看到的是好的，想的是好的，说的是好的，做的是好的，啊，看到的问题不把它装在心里，啊，那么对于做错事情的人，也一直用慈悲心对待他们，啊，但是实在不好的人，那还是要请他签单离开寺院，就是这样。 谢谢今天想问的问题就是说，我下午进行。 进行的时候呢，就是正中禅，应该是让我们要知道，知道，知道。那就是我想，有一个疑惑呢啊，哎，拿高一点？有一个疑惑呢，就是嗯，我跑的时候，我开始进行的时候知道，这一步在跑，那一步一步的在跑。那么就是说，跑什么？如果有哎，就在进行的时候啊，在走，在走的时候，我知道在走，在走。 <laughs> <laughs> 呃，这个叫知道。 那么就是说，假如说忽然有人叫我啊，嗯，是，我姓周啊，嗯，哎，逐渐嗯，叫我一声，然后我肯定听见了，那我就想问，就是说这个和觉知有什么差别？今天有人叫你吗？今天没人叫。 <laughs> <laughs> 想出来个问题。 <laughs> 我怕。 啊，今天没见，就见你我好像当有人叫你的时候，嗯，问题是，再来一次，我光顾笑你了，问个问题。 <laughs> 就我问的，就是说这，嗯，觉知和那个意识的知道有什么差别？嗯，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嗯嗯嗯，呃，宽多少度的？ 个，如养蛋仔，那打给你。你的你的例子是，人家叫你一声，然后怎么样？我肯定要答应，就是答应一声。答应一声。这个，那你认为这个是什么？我认为这个应该是，嗯，意识的，就是他他叫我，我就哎，怎么肯定要答应。不是觉知。哎呀，我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觉知。哦，就这个可可好玩。 สมมติเขากำลังเดินจงกรมเขามีคนเรียกเขาเรียกชื่อเขานะสมมติเอ แล้วเขาก็บอกว่าเอ ก็ตอบแล้วเสร็จแล้วพี่ผีทองก็ได้ถามเขาทุกคนพี่ทองบอกว่ามีคนเรียกเหรอวันเนี้ยเขาบอกไม่มี เขาบอกเขาคิดคำถามขึ้นมาเองทุกคนก็เลยหัวเราก็เลยถามว่าที่มีคนเรียกเขาแล้วเขาตอบว่าค่ะอันนี้คือสติเราว่าตั้งใจ ตั้งใจรู้ มันอยู่ที่ลักษณะการตอบมากกว่า ถ้าตอบแบบเป็นแบบสัญชาตญาณไปเลย เรียกปุ๊บก็ตอบปั๊บอะไรนะหรือบางทีมีไหมเรียกแล้ว มีคนเรียกชื่อเราเราเราก็ตกใจ แล้วก็ค่อยเอออะไรมันไม่ไป อ่ะ ถ้าแบบนี้เรียกว่าขาดสติ แต่ถ้าได้ยินแล้วอ๋อก็ตั้งใจมันนิ่งไปก่อนนิดนึง แล้วค่อยตอบไปนะ อันนี้คือ 到两米的底。嗯，那就是说，一般有人叫我们，都会马上有反应。但是，嗯，就者说，啊，一个有觉性的人，他的反应是很正常的，他的回答是很，呃，很很适当的。那大家试想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当你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情绪很多的时候，人家叫你，你不太想回答。 或者是干脆撞着头去把他骂一顿，吵什么吵啊？真的说，这样就是没有决心的表现。那么，一个有决心的人家叫你啊，那你就有决心的。哎，什么事？那尊者说，还有一部分是没有决心的，人家一叫你马上就回答。没有，还有吓一跳的，还有人家一叫你吓一跳的，因为他现在念头你在想事情的时候。 让人家一叫你吓一跳。嗯，还有，这个就是没有决心的事。อ่าเดี๋ยวยกตัวอย่างให้ชัดๆอันหนึ่งทุกคนนะลองลองดูสมมติ โทรศัพท์อยู่กับตัวเรา โทรศัพท์ดังกริ้งขึ้นมา เรามีปฏิยากับโทรศัพท์แบบไหน ไม่รีบไปคว้ามันทันทีรีบรับทันทีกลัวคล้ายๆทำเป็นอัตโนมัติไปเลย หรือว่ากริ้งละรู้ละมีโทรศัพท์อ่าแล้วก็ค่อยๆขยับ 来，กด zap，对吗？嗯。我们有边界，是哪一种？smooth mix，多杂乱。就是说，呃，再举一个例子，大家一起想。嗯嗯，电话铃响了，孙姐刚才说，叮，电话铃响了。呃，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啊，当你在等一个电话的时候，这个电话铃响，开心的不得了，啊，马上去接起来。啊，当你跟刚才一样。 现在你的念头，你正在想一件事情的时候，啊，这个人你想你吓一跳，啊，你吓一跳。那么当你在情绪中的时候，在情绪中电话一响，很烦，恨不得把电话摔。 或说有决定的人，电话响了，知道电话响了，然后不管是呃嗯真的是是你的善友还是你的恶敌打电话来，都提起决心， <laughs> 礼貌的、温柔的、好好的讲话。 刚刚开始真的和老师们开始我听到了。还有一个就是，我希望就是我马上要回去了，要回去以后就两个贞子的贞子。什么时候回去？啊， <laughs> 回到屋子里。 <laughs> 有点想，就是平时的修行当中要注意一些什么？你讲的是第七天结束之后回去。结束之后哎。 我们这几年舍不得走。我马上要回去了，马上。习惯用语，就是回那个，进回到家里休息的时候，就是在生活当中，能够请尊者和老师为我们开始开始方注意些事。老菩萨，这个问题在第七天，尊者会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讲。啊，我们活在当下哈，今天第四天啊。 给别人一点问问题的机会。好，好。ถามเรื่องที่หลังกลับบ้านพี่ทองบอกเดี๋ยววันที่เจ็ดเดี๋ยวพระอาจารย์จะเทศ เราทุกคนหัวเราะเขาใช้คำว่า เดี๋ยวเนี่ย เดี๋ยวเนี้ยก็จะกลับบ้านแล้วเนี่ย ทุกคนก็เลยหัวเราะวันนี้วันที่เท่าไหร่จะกลับบ้านกลับบ้านเลยเหรอกลับบ้านเมื่อไหร่นะคะ我有两个疑惑， 就是和刚才那位样姨可能有点相似，嗯，比如生活中，就比如一个电话吧，嗯，可能下班回家放到桌子上，我知道放这儿了，然后走的时候我就想不起来放哪了，嗯，我想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没有觉知力？啊？嗯，嗯，You d OK，把地把丢。 แต่อยู่บ้านชอบเรื่องหนึ่งก็คือ สมมุติเดินเข้ามีบ้านหยิบโทรศัพท์มาวางบนโต๊ะเราว่าวางบนโซฟาพอเดินไปแล้วทำอย่างอื่น กลับมาหายังไงก็ไม่เจอ เป็นบ่อยมาก อันนี้คือไม่มีสติใช่ไหมคะก็ใช่对，是然后呢？啊。 我就感我这种情况挺多的， <laughs> 不管是这个手机啊，还是什么事情，然后我就想，就是通过修行，这个是不是能渐渐好一点？嗯。呵，哈没比我们倒飞呢，哈 <laughs> 哈，它就因是。 如果继续这样修下去，就知道手机在哪里了，是吗？这个时候，嗯，应该知道，清楚的知道。แต่ที่จริง แต่การมีสติคือแบบนี้นะสมมติ เราก็วางไว้แหละ เราก็คิดว่าเราวางไว้ แต่เผอิญก็มีใครก็ไม่รู้ เอาไปเนาะมันหายไปเลย หายยังไงก็ไม่เจอใจ มันก็หาเออกายมันก็หานะแต่ใจมันไม่ทุกข์ แต่บางคนทั้งหาด้วยทั้งทุกข์ด้วย อันนี้คนคนขาดสติแต่คนที่มีสติก็หานะของที่หายก็หาแต่ใจไม่ทุกข์那我们呃尽量自己活在每个当下。那么当你手机掏出来的时候，从包包里掏出来的时候，你应该清楚的知道你在掏手机。那么当你把手机放在桌子上，你应该清楚的知道放在桌子上了。啊。 好，那么再来找的时候，才能清楚的知道刚才把手机放在桌子上了。好，然后孙哲说，还有一个情况是，你把手机放在桌子上了，啊，可能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拿去用了一下，可是你刚才很有决心的记得我的手机在桌子上，为什么现在就没有了呢？孙哲说，没有了不是问题，一边找一边急，心里一边骂自己真没用。 怎么就记不住放在哪里呢？所以说，这样的心和这样的念头是没有决心的人啊。那找还是要找，但不要急，不要让自己马上陷入那个找不到手机的痛苦中去。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哦，刚才虽然说除了手机还有钥匙。 啊， <laughs> 很多人手里拿着钥匙找钥匙，然后找到流眼泪，找到哭啊，这这是最没有决心的表现。啊，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不是中午不能睡午觉吗？ <laughs> 前三天我都睡了。然后第一第二天就是不管，就是第一呃第一天和第二天下午。 还是一样的，就是昏沉。第三天，昨天感觉睡完之后下午清醒的很。今天，嗯，今天我没有睡，下午就是昏沉的，昏沉的得有两个小时。我出去，嗯，就是出去进醒的时候，行醒一会儿，回来还是有点困，就。 现在困。现在不困。ง่วงค่ะ สามวันแรกนอนทุกวันค่ะ ตอนเที่ยง พอลงมาตอนบ่ายโมงไม่ง่วง เพราะนอนแล้วไง อ่า แล้วเมื่อวานเห็นเราบอกเรื่องความง่วงต้องสู้ วันนี้เช้าพระอาจารย์ก็บอกต้องสู้ วันนี้เที่ยงก็เลยไม่นอน แล้ววันนี้ทั้งบ่ายสองชั่วโมงค่ะง่วงตลอดออกไปเดินก็ง่วงเลยถึงถามว่าเวลานี้เดี๋ยวนี้ง่วงไหม ไม่ง่วงค่ะกลัวค่ะกลัวอะไรกลัวพระอาจารย์นั่งตรงนี้ตื่นเต้นค่ะตื่นเต้นก็ดีแล้วง่วงก็จะได้สู้กับความง่วงนะสู้กับความง่วงไม่เป็นไร昏沉不是我们的敌人昏沉是我们要学习的东西啊学习我们的习气就是这样的啊这是一种习气晚上睡够了 白天还困，因为心无聊，所以才困。考得真呢，没懵，我们又做做感受，做做像原样。懵，我们又做做感受，做做像原样。那没来。所以说，吃过很多次的如果在外面逛商场的话，一个下午都不会困啊，因为这个很不好玩，很无聊，所以就啊，就很容易困。那尊者说，再试试。 一天两天，你就不困保证。谢谢。问题是，就是说的是对于就是突然冒出来的念头，就是觉得很奇怪，就。 这个是怎么回事？然后是不是和闭眼睛有关？不能闭眼睛。 <laughs> 闭眼睛的时候比较多，是吗？啊，对。嗯，不是故意去思维的。不去思维就没想，想那么。偷偷摸摸跑跑出来呃，就突然出来，就不是妄念的那种。不是妄念。啊，妄念它是一个接一个，就是不停的拉着，就是挺累的。那个就是你想都没想，它突然冒出来的。 哦，那它不是妄念，也算是吧，但是和平时妄念有点区别。那它算什么念？我不知道，反正就是突然冒出来。那个是怎么回事啊？嗯嗯，他ไม่คุ้มถามแบบนี้กันทั้งนั้นตลกตลกกันนี่อยู่เฉยๆความคิดก็โผล่มาแบบแบบเร็วๆ 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มันไม่เหมือนความคิดทั่วไป ที่มันเรียกว่าความคิดที่ไปไปมามา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เราไม่เรียกว่าความคิดเรียกว่าอะไรเขาก็เลยขวดล้อกันคล้ายๆ ที่แอบแอบมา แล้วก็เขาใช้คำว่ามันมาทันที ก็ดีแล้วนี่ก็ดีแล้วเห็นเลยว่า ไม่ได้ตั้งใจคิดมันก็มาของมันเอง 连突然冒出来的不知道是什么念都知道了啊เพราะยิ่งเห็นพวกนี้บ่อยๆนะ เรายิ่งจะตลกมันไอ้ความคิดที่แต่ก่อนเราเคยเชื่อมันน่ะ คิดรัก คิดชัง คิดชอบ คิดโกรธนั่นแหละแต่ก่อนเราเชื่อมันตลอด พอมาเห็นว่าไอ้ความคิด มันตลกมันไร้สาระ มันไม่ได้เรื่อง นี่นี่กลับทำให้เราวางความคิดได้ง่าย 能够看见这些念头，很好。那么，当我们熟悉他了以后，啊，当以后他再出现的时候，不会那么容易被骗。啊，因为你知道，哎，突然跑出来不是我要做的事情，啊，他是偷偷摸摸来的，不理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啊，刚才尊来，说没有修行的人，太。 完全看不到你讲的东西，所以真的在赞叹你，很棒。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要是在生活中，就是比方说工作的时候，就上班快迟到啊，就觉得要加速，要跑得快一点，或者就是那个啥，要那个快的情况下，好像这个提不怎样才能提起觉知力？有时候就在快的时候就容易忘掉。嗯，未来，拜拜，平安。

了解，所以说他不能这样教。但是，如果我们的用功不断的在进步、进步、进步的时候，就是在跑步也可以觉知。我们以前有很多运动员修这种禅的，跑步、游泳、啊、滑冰都可以觉知。มันสติมันก็รู้เท่าที่มันจะรู้นะไม่ใช่ว่าเราจะอยากแบบรู้ ไม่ใช่นะไม่ใช่มันก็รู้ทั้งมันก็วิ่งไปแต่จิต จิตเราจะนิ่ง จิตเรามันจะนิ่ง ไม่ใช่แบบจิตเราไปจดจ่ออยู่กับเท้า ถ้าแบบนั้นอ่ะ มันกำหนดลงไป呃，比如说跑的速度是这这这这，不一定是知道知道知道知不是这样，啊，而是你的动作非常快，但心是知道啊。 是单纯的那种打坐，现在我的感觉就是加入了一些动作。那我不知道，嗯，我感觉到这个这一次禅期主要是在一个觉知上，嗯，有一个觉知。但是第一次禅期也是觉察自己的念头，嗯，但是他对那个身体的那个动作要求比较严格，最好是，嗯，又是双盘又是单盘。 呃做的不重。那咱们这个，嗯，就是在练习手部动作的时候，手可以动。嗯，其他的方面，这个，其除了胳膊手，然后对那个其他的头啊、腿呀，有没有要求？当然，你，当然我刚才听这个老师说是要求比较低。 但是我们是初级学员，对于那些如果是练的深入一些，是不是有一些比较好的，效果比较好的严一点的那种要求？你是说身体，就是除了手、哎、头啊，嗯，那个在动作上是吗？对对对，肢体上的要求。哦哦，具体上有什么要求？哦。 แล้วทีนี้ท่าที่เรานั่งเนี่ยมีอะไรที่มันละเอียดกว่านี้ไหมต้องนั่ง หลังต้องนั่งยังไงก้นต้องนั่งยังไงคอต้องตั้งยังไงไหลต้องยังไงเอาให้เรารู้สึกสบาย รู้สึกผ่อนคลาย แต่ละคนอาจจะไม่เหมือนกันเนาะ就是说，具体的要求就是怎么做的舒服就怎么做。 因为身体坐得舒服，心才能舒服，才能自在。那这么说，就是我躺在床上，或者是靠在沙发上，听着音乐，看着电视，都可以做吧？嗯，ก็นอนอยู่บนเตียงพิงอยู่บนโซฟาฟังเพลงด้วยดูหนังด้วยยมเมอร์ด้วยใช่ไหมอ๋อไอ้นั้นมันทำหลายอย่างพร้อมกันไม่ใช่ 但 if เรา if เราไปอยู่ที่บ้านเราจะนั่งโซฟายกมือก็ได้แต่ไม่ควรดูหนังฟังเพลงไปด้วย。嗯，就是说躺在床上可以用功，坐在沙发上也可以用功，但是电视要关掉，音乐要关掉。嗯，因为就是说你忙不过来。嗯。嗯，哦，谈到这，我突然又出现一个问题，就是。 嗯，咱们是刚才我听到一个，刚才那个老师说是最好是打开自己的六根。咱们在练习手部动作的时候，也看一些那个呃教学片。嗯，我在想是不是让自己的耳朵也去接触一些东西？为什么要要不听音乐不看电视呢？是是这个意思吗？ 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就是你的意思，听点音乐，看点电视，把这个耳朵也练一练，是吧？就是那个意思，因为咱们在练习什么动作的时候，也同时在看的那个教学片嘛。哦。转弯，เวลาอยู่เมื่อก็ต้องเปิดหูด้วยต้องเปิดเพลง。啊。ไม่ไม่ไม่ไม่ไม่ต้อง。แต่แต่ถ้ามันจำเป็นต้องไปสมมติสมมติตอนนั่งในรถเมล์ เมื่อเรานั่งในรถเมล์แล้วโชเฟอร์เขาเปิดเพลง อันนั้นอันนั้นเราเลือกไม่ได้ แต่ถ้าเรานั่งในรถส่วนตัวเราเราไม่เปิดเองนะเราเลือกได้ คือเราฝึกเนาะเช่นการนั่งก็ดีหรือว่าการเจออะไรก็ดี ให้เป็นไปตามสถานการณ์ เรานั่งรถเมล์แล้วก็นั่งในเบาะรถเมล์ไม่ใช่มานั่งขัดสมาธิแบบหลังตรงเลยแบบนี้ใช่ไหมแล้วนั่งบนโซฟารอรอพบคน แล้วก็นั่งสบายๆ แล้วก็รู้สึกตัวไป อะไรจะเกิดขึ้นในตอนนั้นเราก็แค่แค่รู้ว่ามันเกิดขึ้นอแต่ไม่ไปเป็นกับมัน เพลงมันจะเสียงดัง เราลำคาญใจ เราก็ไม่ไปลำเราไม่เอาความลำคาญมาเป็นความทุกข์ใช่ไหมนี่คือสิ่งที่เราฝึกคือเนี้ยรู้กายก็คือรู้ว่ากายกำลังทำอะไร รู้ใจก็คือรู้ว่าใจตอนนี้รู้สึกแบบไหน嗯，放教学篇的时候呢， 嗯，是为了让大家学习。那么，其实就是说，真的你在看啊一个这样的片子的时候呢，其实是不应该做手部动作的啊。应该看的时候就认真的看，听的时候就认真的听。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尽量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教学片，我们有很多老学员他已经看过了。 或者是老师来的时候，他就在场，他已经听过了，那么他就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去用功，也没问题。那其他人的话，嗯，那么一边用功的同时，就者说大家有没有这样？你一边做手部动作一边看，有的时候你的注意力在手上，有的时候你的注意力在，呃，影片上面，对吗？啊，嗯，那我们在这里用功就没有办法选择。 那在家里的话，尽量不要呃一边看电视一边听音乐，在做手部动作在进行。那呃刚才尊者说，呃这个耳朵你没有开音乐，一样可以听到声音。这个眼睛你没有开影片，一样可以看到东西，都可以练习。แต่ <laughs> นักนักปฏิบัติไม่ใช่แบบนี้นะสมมตินะ สมมติเดินไปบ้าน ไปบ้านเพื่อนบ้านลูกเขาดูหนัง อ่า แฟนเขาเปิดเพลงเสียงดัง เราไปบอกหนวกหูรำคาญฉันจะฉันจะไม่ฉันจะปฏิบัติธรรม ฉันจะไม่รู้ตัว แล้วก็ไปปิดโทรทัศน์เขาไปปิดเพลงเขา อันนี้ไม่ใช่ ถ้าไปอยู่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นั้นแล้วก็ 真的说，我们 <laughs> <laughs> 嗯坐在这里用功，我们一样可以听到很多声音。嗯嗯，真的说这里听到的嗯最清楚的就是大家的衣服蹭来蹭去、蹭来蹭去的声音啊。那么还有的人会呃打哈气的声音。 啊，打嗝的声音啊，啊，那上面的、下面的声音都有。啊。那么嗯，还有，我们出去外面的话，用功的话，嗯，眼睛会看到山，啊，眼睛会看到水，眼睛会看到来回走来走去的人，都是可以我们用功的啊，不一定要放音乐或者是。啊。 看电视，还有作者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他以前遇到过很多，嗯，打禅期常常打禅期打坐，啊，很宁静，很安静，回到家里，先生在看电视，小孩在听音乐，他进去就发脾气，把电视给关了，把音乐给关了，你们吵死，啊，我需要清静啊，就是说这个。 修的不好啊，这个人修的不好啊，先生有先生的自由，小孩有小孩的自由啊，你如果提起决心啊，你应该很自然的接受啊，那么如果他声音太大的话啊。 很柔和的啊，好好的去跟他说，可不可以小声一点啊？是这样的，而不是发脾气说你全部给我关掉，我要像在寺院一样清净啊，这样可以。มีมีพระฝันรอบหนึ่งอยู่วัดใกล้ๆวัดสุกโตนะมีเด็กมาจุดประทัดเสียงดังประทัดเสียงดังอยู่ในวัดท่านดำคาญเด็ก แล้วก็โกรธเด็กขึ้นมาแล้วท่านก็ไม่รู้ตัวว่าตัวเองโกรธ แต่ไปติดว่าอยู่ในวัดมันต้องสงบ อย่ามาทำเสียงดังแบบนี้ไม่ได้ ก็เลยไปแย่งประทัดเด็ก แล้วก็ไปจุดใส่เด็ก ใช่ไหมตัวเองไม่ชอบเสียงดัง ไม่ชอบความรำคาญแต่ตัวเองก็ไม่รู้ทางความโกรธ ก็ไปเอาประทัดของเด็กอะไรไปจุดใส่เด็กอีก ก็กลายเป็นเสียงดังอีก แทนที่จะมาจากการ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หรือว่าความไม่ชอบในใจตัวเอง ก็กลับไปเพิ่มความเสียงดังอีก แล้วก็จะโดน 啊，真的说，他们旁边的寺院啊，有一位老外啊，在泰国有一些老外会在泰国出家啊。啊，一位老外出家人啊，这个老外呢，呃，认为寺院就是很清净的地方，什么声音都没有，因为这种这种呃禅修寺院嘛。那 突然，寺院旁边村子里的小朋友们在放鞭炮，好吵，放了很久啊，啪啪，一个一个的放，然后他就在等待什么时候停止啊？可是不停的，这个小朋友放一个，那个小朋友放一个，一直都没停，然后他的怒火就一点点的升起。这时候他没有提起决心，没有看到自己的嗔心啊开始蔓延，然后他就走出去外面啊抢过来。 呃，小朋友手里的一根啊，小小鞭炮，然后点了它，准备扔到那个小朋友身上，没想到这个小鞭炮在他手里炸，嗯，然后 <laughs> 不仅没有发泄出来他心里的气，啊，手还受伤，啊，明白？那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เนี่ยจะกลับมา มาดูตัวเองก่อนมาแก้ความทุกข์ตัวเองก่อนนะไม่ใช่ไปไปอันนี้มันไม่ถูกมันไม่มันไม่งบอันนี้มันไม่ดีอันนี้ไม่ใช่เรามาแก้ใจตัวเองก่อนแล้วค่อยไปบอกหรือว่าไปแนะนำในทางที่ถูกที่ควร所以，像这种情况，我们应该首先回来看到自己的真心正在滋长，然后在这个等待它安静的过程中，看到自己 啊，要要要发怒的啊，让看得见自己。那尊者说，先改变自己啊，先找自己的问题啊，不是一直想要去改变外面的世界。那尊者告诉大家，你什么也改变不了，你能改变的就是你自己。呵呵呵，尊者，你在想什么？ 你在打望 <laughs> 一下。我一直都在很认真里听。哎，嗯，嗯，我可不，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如果那个就是在嗯嗯。 如果嗯有那个条件的话，最好是创造一个嗯颈椎尊者。我看这尊者打坐也都是嗯坐着不动，然后尽量创造一个比较清静的环境，比较安静的环境。如果没那个条件的话，就去尽量的去嗯去创造，或者是呃多去接纳。可可我可以不可以这样理解？最好是就跟咱们是有这个条件，然后。 做的端端正正的，放在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我我的问就是，我的问题就是怎么这效果比较好？嗯嗯。能够动深共深共，哎，嗯，哎，完，哎，呃，刚把的，呃呃，刚刚的这样，有班，就就这样的了。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 เราเลือกไม่ได้เราก็ต้องฝึกในชีวิตจริงนั่นแหละ อย่างตมาสมมติอยู่วัดมันก็อาจจะสงบกว่าเข้าในเมือง แต่ชีวิตจริงเราก็ไม่ได้อยู่วัดตลอด เราก็เข้าในเมืองแล้วก็ฝึกกับในเมือง เราอยู่วัดเราก็ฝึกกับอยู่ที่วัด ฝึกทุกที่ที่กายมันไปฝึกทุกที่เนาะอย่าไปเลือกที่รักมากที่ชังเอาไปตามโอกาสที่เราจำเป็นต้องไป或者说修行人如果你在静静用功的 时候真的要有一个啊比较安静的环境啊，那么或者是说，或者说也可以呀，平常家里比较吵，孩子上学啦，先生上班啦，这时候你一个人可以用功啊，而不是说把他全扔在家里，你跑出来禅修啊。那么白天有两个小时算两个小时，有一个小时算一个小时，是这样。那嗯。 这是我们在用功，那真的在练心，还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这边开着电视，那边开着音乐，那边打着电话，这个是真的在用功。他老，他他哈在听，他哈在听，听呐，他他哈没听，听。 ยุโรปมาศรีลังกาทำบวชที่ศรีลังกา คิดว่ามันจะสงบดี อยู่ไปสองสามปีไม่สงบก็มาเมืองไทย อยู่เมืองไทยก็อยู่วัดนั้นวัดนี้ก็มีที่ติมีนั้นไม่ดีไปมาเลเซีย ไปมาเลเซียไม่สงบไม่ดีกลับมาเมืองไทยอีกละไปแบบเนี้ย หาที่ที่สงบ หาไม่เจอสถานที่เลยนะแต่เรามาฝึกที่สงบคือใจเราเนี่ย มันจะหาเจอ 当我们心情非常散乱的时候，啊，应该给自己啊找一点时间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好好的用功。但是，尊者说，真正的清净在哪里？在心里啊。嗯，尊者说，他曾经有一位，嗯嗯，认识一位出家人，也是一位老外，就是这样的。他先到了印度。 发现找不到清净的地方，他又到了呃呃缅甸，然后又到了马来西亚，然后又到了泰国，然后到了泰国，啊，哦，就是刚才讲的鞭炮的那个，鞭炮把手炸了以后，又去了印度，然后现在又回到泰国，他一直都没找到他认为清净的地方，其实真正的清在心里。 尊者的意思是，当我们很散乱的时候，我们要一个清净的环境，自己好用用功。但是真正的考验用功的效果，还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嗯，我就是给我一个比较确定的答案，是不是呃就跟尊者似的这样，嗯，找一个比较清净的环境，找一个比较好的环境，然后呃正儿八经的正儿八经正儿八经就是这样坐着不动，这样是效果最好的。 不是，刚才真的你说，应该每天找一个时间在用功，那么可能是一个小时，可以是两个小时，但是我们还是要有工作、生活、家庭，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用功，都都要都要，我知道了，谢谢谢谢谢谢，了。 <laughs> 我问最后一个问题，最基础哈，最基础的，为什么要除了那个寄语，除了要呃更好的觉察自己的念头之外，然后还有有没有其他的那个作用？为什么要提这个禁语的这个要求？啊，这个我还没理解。ก็ถ้าไม่ปิดก็คนจีนก็พูดเสียงดัง <laughs> ร้อยคนนี้ก็พูดกันทั้งวันนี้ 没说要来做啥，就来聊聊天。跟你 <laughs> 说，我们这张嘴啊，在过去的这几十年里，人生中的几十年，已经造了太多的业，啊。因为没有决心，提不起决心，说了太多废话，啊。来到这里。 收起大家的废话，好好的看见自己的念头。就是说，身口意三业，意业最可怕，不闭嘴根本看不见。关闭巴扎，它就会，看见吗？我们关闭巴扎，我们没有跟别人说话，我们就会看到自己的念头。就是这样安静，我们才能清楚的看见自己的念头。 如果大家这个说说那个说说，尊者说他确定一百多人早走光了。เรื่องที่ว่าทำไมต้องหาที่สงฆพระเจ้าเคยสอนเรื่องการ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สำหรับคนใหม่คือต้องมีสถานที่ที่มันสัปายะคือสงบในเบื้องต้นแล้วก็มีกัลยาณมิตรมีครูบาอาจารย์ที่ดีนั่นคือเบื้องต้นของการฝึกปฏิบัติที่ทำให้เรา ปฏิบัติได้ได้ผลดีกว่านี่เนี่ยเมื่อที่มีคนเยอะๆร่วมบ่ายนี่ก็สำคัญเหมือนกันเรื่องการที่กลับกระยาสำคัญอ่าเจ้าเจ้าชูทุจริย์บอกว่า佛陀在经典中就讲解了我们这位佛学硕士说在经典中就讲解呃那么呃刚刚开始修行的初初出修行的人一定要闭嘴 啊，一定要闭嘴啊！那么一定要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啊，一定要有一个正知正见的老师啊，那么才能开始用功啊，是这样的。 你的问题强不强？ <laughs> 我们可以问一句话，嗯，可以，只问一句话，然后这样就可以比较节省时间。 的问题非常简单，就是我今天在进行的时候，就觉得脚的动作非常清楚，然后但是念头就很快，有时候是好几个一起出来，并且是模糊的，就好像并没有是具体的语言和文字那样子出来。然后我一方面是想，就是有的时候有那个心想要去回忆它，把把那些念头一二三四全都弄清楚，然后想要画成语言文字，感觉这样才是比较清楚的。所以知念头，想问一下是不是这样是。

แล้วก็พยายามย้อนกลับไปคิดว่าเมื่อกี้เรื่องอะไร แล้วก็คิดว่าถ้าย้อนไปคิดว่าคือเรื่องอะไรมันจะได้ชัดเจนจริง ๆ ใช่ไหม ที่จริงรู้ตั้งแต่มันยังไม่รู้ว่าคิดอะไรดีที่สุดา是说你讲的前半段话是正确的后半段话是错误的รู้ รู้เลยไม่ไม่ไม่เป็นเรื่องราวไม่เป็นภาษายิ่งแสดงว่าสติเราเร็วใช่ค่ะ嗯真的说 前半段你说很清楚，然后念头一二三四非常快，啊，这一段话是正确的。那么下面要去把它搞清楚，要去回忆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错误的。那前面很清楚，脚很清楚，然后知道一二三四，说这个很棒，这样就好了，结束。就是说觉知就只是一种感觉，不需要是字字句句那样子。它是不需要文字，啊，真的讲。 啊，而且就是讲他已经过去了，叫你活在当下，你还要回忆。แต่คราวนี้มันมันมีสองตัวที่มันระวังตัวหนึ่งจิตที่สงสัยนี่แหละก็ทำให้เราไปคิดทบทวนอันนี้อย่างที่หนึ่งไอ้อย่างที่สองอยากให้รู้แบบนั้นอีกเนี่ยต้องก้องรู้ทันพวกนี้你现在看到你有两个东西，一是你很疑惑， 哎，刚才的一二三四怎么回事？哎，我今天怎么这么清楚？你的疑惑，放下它。二，你喜欢他，因为他很清楚。接下来不确定还会那么清楚吗？也没关系，放下它，看到一切都是无常，的，好吗？嗯。呃，就是我的。 恶念非常多，非常强烈。我就想问一下，是不是业障重？ <laughs> 啊，就是就是呃，恶念非常多。业障重。啊，是不是？让尊者研究研究你的业障。不是，我就是问一下这个业障，这个恶念它非常多，非常强烈，困扰。比如。就是出现一些妖魔鬼怪，这个念头。 啊，嗯，平常，呃，恐怖片看多了。没有没有。玩游戏。没有。为什么这样呢？不知道。妖魔鬼怪是恶念。啊，就是。还还有什么？除了妖魔鬼怪。其他的比较少，那个妖魔鬼怪什么？你在编故事。没有，他就是自己编故事。没有没有。真的看到？不是真的看到，就是念头。 所以我在问你，你在编故事吗？没有。不是不是，就是我看到你的念头里面，好像他在编故事一样，是吗？啊，他没有故事，他就是出来了。一个画面。啊。一个画面。啊，画面。哦，这是恶念。这这这是啊。 <laughs> 这这还还要继续了。 他控制不住我，他他一直在继续。所以我问你，你是不是恐怖片看多了？没有，玩游戏？没有。哦。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เป็นภาพ ผีสิงพวกวันพายพวกอะไรดีเราไม่ถามว่าดูหนังวันพายอะไรมากไปหรือเปล่าเขาบอกไม่ดูเขาเล่นเกมเขาบอกไม่ได้เล่นมันเป็นภาพอย่างนี้ทั้งวันแล้วก็ชอบ แล้วก็ไปเรื่อยๆแล้ว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เป็นเป็นความคิดที่มันร้ายๆ ทั้งนั้น แล้วก็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ให้พระอาจารย์ดูว่ากรรมเขาหนังไหม เกี่ยวเนาะความคิดอะไรจะเกิดขึ้นแล้วแต่เราระวังสองอย่าง เราชอบไหม หรือว่าเราไม่ชอบเขาชอบก็จะมักไปคิดต่อไม่ชอบก็ไปไปกด แต่ยิ่งกดนะ มันยิ่งขึ้นดีเหมือนกันให้เรารู้ทัน 不喜欢，不喜欢，没喜没喜那被赶吗？啊？赶走他们，赶，有没有赶？有有。嗯。啊，赶走了吗？嗯，没有，没有。嗯。怕我们没喜欢，没，怕没白。怕我们，越来越，越来越，越来越，越来越，越来越，越来越，越来越，越来越，越来越，越来越，越来越，越来越，越来越，越来越，越不喜欢来越，越来越，越来 你不喜欢的，他一定会来；你赶他的，他肯定不走。但是我在觉知的时候，他他特别那个念头还特别强烈。你仔细听尊者的话，你不喜欢的一定会来。你赶的一定不走。啊。因为你再不喜欢，你再赶他，你给他一种力量，他同样的力量推回来。那大家在用功中都是这样的。

嗯，就是您和所有的呃我们在座的人一起来练习一下，用一分钟时间。就是说，想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想熊猫。 <laughs> 好，开始，开始一分钟。不许想熊猫。 不 <laughs> 许想熊猫，谁想熊猫不可以哦。好，啊，现在问大家，谁刚才想到熊猫举手。好， <laughs> 这里我不卖让想。不让你们想，不是吗？来，老。 ครใครไม่คิดเลยมีไหม有没有人没想到熊猫的举手น้อยมากใช่ไหม你想的是什么我在想刚才师傅讲的回到当下อันนี้ก็มีมีแค่เทคนิคเดียว ถ้าเราอยู่กับปัจจุบันอยู่กับสิ่งที่เราทำ มันจะไม่คิดใช่ไหมแต่แต่เราก็จะเห็นบางทีความคิดมันห้ามไม่ได้ บอกว่าไม่คิดนะ แต่มันก็จะคิด 嗯，尊者说，但是他回答的非常好。如果你马上回到当下，就不会再去一直研究虚猫。啊，那我不停的重复，不要想虚猫了。那重复一次，你就要回到当下；重复一次，你要回到当下。啊，同样的道理。可以吗？过皮，我不要过，要过要过，敢应过。我说有没有这样的，很怕鬼？尤其到寺院里，寺院里鬼最多。

回到当下，轻松的做当下的动作。真的说，它是无常的，它不是永恒的，所以有一天它会离开。